锵锵三人行，这个今天好久刘继鹏老师没来了，这是个会聊天的经济学家， <laughs> 哎，所以呢，哎，刘老师，请你来救救市啊！ <laughs> 这因为这几天我们不懂经济，但是我觉着都要跳楼了。你看他们给我发给我的这个啊， <laughs> 说什么“锄禾日当午，炒股好辛苦”，对着 K 线图一哭一上午，哭了一上午还要哭下午。 仓位补不补，心里很痛苦；补了也白补，不补更痛苦。到底补不补，只有问政府。 <laughs> 然后下边是天朝诗人白交易， <laughs> 白，还有这说什么呢？说这个啊，这个这个这个这个叫人家叫什么？买了浦发，白了头发。 买了太保三餐不饱，买了人寿越来越瘦，买了平安彻夜难安，买了工伤全身是伤，买了基金天天抽筋，买了石油锅里没油，买了石化直接火化，短平是买了 A 股输光屁股。 <laughs> 哎，这几天什么情况啊？确实这几天是波澜起伏啊。这个不仅是我们的银行系统闹出了钱荒，钱荒。 而且是股市上是出现了暴跌，离那个股灾啊，呃，在定量上确实是要再不呃我们调整一下的话，就真的是不远了。他们说又都用上什么在史上历史上什么最严重的这种词儿，呃，这里边呢，这里边呢主要是呢，一般来说啊，这个界定这个股灾啊。 它通常是在发达国家里边有两个指标，就是你一次性下跌超过百分之二十的，啊，还有持续性下跌，从跌开始啊，跌了百分之四十的，这个新兴国家这个指标呢，相对的要放宽一点，嗯，就是你这一次性下跌超过三十，持续下跌超过五十的，这基本上就界定为股灾了，嗯啊，实际上股灾像这么暴烈发生的事情呢，在历史上并不是很多，嗯，是吧？但是我们这两天。 就平白无故的就第一天前天跌了一百一十点，这是在比较积弱的股市下。嗯。然后昨天上午又是跌了一百一十多点。嗯。他们就说几百只四五百只股票跌停，很吓人。所以他们说什么叫就是历历史啊？说这个很短的时间内， <laughs> 开头说跌到辛亥革命了，跌到一一九一一了，然后呢，很快又跌到一八八八，说跌回清朝了。 <laughs> 有人还说什么时候跌到唐朝去？ <laughs> 是这样。 所以这两天在金融问经济问题上已经成为社会，它变成最关注的问题了。哎，文道，你懂这个吗？不懂，不懂。但是我就一直好奇，因为我看很多评论了，嗯，尤其一些外媒他们的评论，他们很强调一点，就是说现在这一轮问题，呃，是一个考验，就是中国的所谓的这个改革还能够走怎么走下去。 走到哪一个地步，到这个问题，到这个程度，我是看说这个总理什么就开会，就说到底要救市还是？我开头看到的信息还是说，就说这次政府不救是钱荒啊，说是什么？因为钱不是钱荒，是钱放错了地方，等等等等。但是您今天一来又给我们传递信息，已经开始释放流动性。对了，因为金融问题不是简单的一个说你是。 市场这只手和政府这两只手怎么协调的问题？比如市场经济，政府应该干预。它既然往下跌，就应该任随它跌，这就是市场经济。你一干预就不是市场经济了。很多人按照教科书是这样理解嗯，所谓的呃市场经济的。嗯，但是金融问题，它虚拟经济，它是个信心问题啊。对，这东西现在跌的你本来没有危机，但是你现在所有人现在开始全从银行里提款，这两天。 我走到哪儿都问我说：“这钱荒会不会联联联系到我们老百姓的储蓄啊？”对，对，挤兑了。包括我，们到凤凰卫视这儿，你们工作人员也问我那理财产品，我还敢不敢理呀？对呀。如果到了这份儿上，那就说明金融问题它已经不是简单的经济问题了。其实文道刚才一开口就谈到了，说这是你关系到下一步改革发展，大家对这中国。 到底你发生了什么？你怎么就不这么暴跌呢？我们美国现在闹出这么多财政金融危机来，对我们也没有这种场面呀。我们老百姓还没着急提款呀。对，为什么呢？这一轮这这这是为什么呢？所以我想这里边呢，当然用经济学的话来说呢，我们就不懂，这就就就 <laughs> 就可能复杂。但是我想用文涛的，怎么用三人行的语言来讲， <laughs> 用小学生的语言，我是这么讲啊。嗯，核心问题就是中国经济。 中国未来的改革到底出了大问题没有？这是这是判断事物的观念，就是钱多就闹出钱荒啊。是，那这钱荒是怎么回事呢？咱们先得分析这个钱多怎么来的。嗯，现在出现一个现象，就是中国的央行啊，现在已经是世界第一大央行了。嗯嗯，它现在的资产负债表上的总资产，五月份的表有四点八七万亿美金，美联储才三点二万亿，就这么印票子。 没中国央行大，但是这个大呢，它央行它我们把叫叫央行虚胖，嗯，资产这么多，它是被动变得这么虚胖了，嗯，因为这几年中国形势好，中国的外贸跟美国都是顺差，所以很多从贸易上我们就挣美国人的钱，美国的钱就到中国来了，对，热钱也看好中国，所以其实我们资本项目下的。 多余的，这里边为什么钱多？你得解释钱绿票子到中国来了，咱们就这么解释。绿票子一到中国来，嗯，都跟央行那儿想换红票子，觉得红票子好啊，人民央行红票子哪儿来呢？嗯，印嘛就得印刷，印所以美国那边印的越多，我们这边就越多，他就都往中国来跑。那美票子、绿票子不值钱啊，啊，这样绿票子一到中国来，就把绿票子都给央行了。 央行呢就得印相应的红票子，这样呢咱们绿票子也多了。对，比如说咱们三点三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占我们整个银行资产负债里边百分之八十六。哦呦！可是咱这钱呢，绿票子多了，咱又在中国没吃上劲儿，又都回美国买美国国债了。啊，对呀，等于支援美国就美国本来缺钱，嗯，但是咱把钱又都借给美国了。可是绿票子借给美国，这红票子印这么多。 他留在中国了，啊，留在中国变了文，到了文道，到了文涛，到了我手里，咱们拿着这红票子还得存银行吧？对，这样的话，货币是个虚拟现象，本来这东西就是个符号，啊，就是个票子嘛，就是个票子嘛，就是就是个纸嘛。这东西印多了，它麻烦就谁都担心，所以金金融上有个概念叫流动性过剩，啊，你这个票子和你实物一对应。 失调之后就容易引发通胀啊，没错。什么信贷膨胀啊，就闻到刚才提到就全泛滥了，谁都担心。所以咱们这央行就又出，虽然印了这么多票子，嗯，被动的把我催肥了，对。我又得加给银行定了一个叫存款准备金率，嗯啊，存款准备金率呢，银行吸收一百块钱咱们的票子，嗯，它得有二十多块钱要存在央行，嗯嗯嗯，所以钱又回到央行那儿。 啊，央行再给他们支付利息，这叫做商业银行在央行的存款。嗯嗯，他这样，要不然他就要出问题啊。所以你表现为表面上中国央行最大票子最多，但是他不敢在外边，他就拼命的吸收啊，存到央行，这是法定法律规定，他不能动。嗯，然后还多怎么办？他就开始发央票。嗯，我给你们发央行对商业银行的票据，票据。 利息率高一点我一发票据，你们央行还得要要求商业银行还得来花钱买，嗯，这样又把流动性、把现金 cash 又往央行里吸收一部分，存在央行了，存在行，所以央行就胖了，但是我们就由本来是钱多，红票子印的很多，对，最后呢，担心出问题，又收回去了，于是他又收回去了，又表现为钱紧，所以这个金融上的问题，这一圈虚转之后。 这个就表现为，本来我们是世界上钱最多的国家，嗯，就钱多闹出钱荒，嗯，再加上那么涝年变成没水吃了，嗯。所以刘老师啊，过去几年一直有个讲法，就说其实中国才是世界上热钱最多的一个国家。是啊。那么就像你按照你刚才这个讲法，果然就是这样，是吧？我们现在就是热钱太多。对。 现在的问题，这是我们只是说了一个量的方面。实际上，文涛和文道再关心一个问题呢，就是改革和体制问题了。为什么说放错了地方？为什么说是改革问题呢？对，就是中国这个银行啊，这你了解这段历史是最重要的。就是中国这银行，它要拉动经济，它一钱一都收紧了，货币政策每年通过利率、汇率，比如说咱们提稳健的货币政策。 从紧的货币政策还是宽松的货币政策，这都是中国特有的政策信号。嗯，央行那儿有个货币政策委员会，这几个人说是搞市场经济，但我老把他们比喻为市场经济里边的计划经济。 <laughs> 这就他还不是一个市场经济共责系统。说咱大家谁有钱，咱把股市发展起来，老百姓的钱多好。你要有风险我担，对，有些收益我赚了，他不是，所有钱到央行，股市不发展，然后到银行系统。 货币政策一决定，然后商业银行就给谁贷款。嗯，这样的风险出问题也是集中在这几家大的国有银行上啊。所以呢，在这种背景下，谁来决定这货币政策呢？嗯，所以大家开玩笑啊，央行还是几个聪明的猴子决定猴群的体制， <laughs> 它并不是市市场经济资本市场是共责系统，央行还是单责系统。 嗯，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改革很严重的问题。美国有九千家银行，为闹钱荒有两阶段。嗯，就第一阶段就是从今年表现之前，是我们中小企业没钱。没错，对。银行这么多有钱，中小企业贷不着。贷不了款。而且要拿到一笔款，三转两转，你没有十五，嗯，的资金成本你拿不下来。对。这么高的成本，实体经济哪支撑得住啊？ 现在所有人都弄金融、弄房地产、弄平台、弄理财产品，对对，实体经济拿不到钱，它就支撑不了。这个金融问题再不解决，那个金融它是为实体服务的，现在反过来了，没错，就是您没人干实体经济，那它实体经济要出大问题，嗯，你们挣谁的钱去啊？对，这钱可不就变？所以没有危机，钱多闹钱荒，嗯，老年没水吃。 嗯，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嘿，他是这么一回事儿。 <laughs> 当然，这里边我插一句啊，一个数字，就是美国九千家银行，咱们国家你知道有多少家银行吗？有多少家？一千二百四十一家，这是去年的数字。但这其中啊，你听听这结构啊，啊，其中有一千零四十一家是带“农村”的俩字儿的银行。 村镇银行占六百三十五家，天哪！ <laughs> 村镇银行不出村的银行，六百三十五家。 <laughs> 农村的商业银行二百一十二家，嗯，农村的合作银行一百九十家。这哥仨，这几乎就是农村合作。这你这能支撑中小企业不出村？剩下谁了呢？五大银行，工农中建交，他们占了中国百分之六十的资产左右。 所以这他们的眼睛里，他们不会做那小业务。大央企啊，大国企。而且大央企我贷款我不犯错误，经常是政府啪四万亿，领导一挥胳个枪冲啊，他们首先冲向这地方。没错。犯错误也不是我的。嗯。 <laughs> 谁给做小业小业务又不赚钱？有风险，有风险。所以就往那边偏。剩下还有几家银行，三十九家外资银行，一百四十四家的城市。 商业银行就很有限了。中国有一千万个中小企业，嗯，这你说说，你说才会那么多钱我刚才说了钱多，中国一调钱，央行只要政策一松，比如说把那准备金率从二十调到十八，嗯，立刻就释放出近万亿资产来，货币来，但是它不释放，它我一释放我又怕有风险，所以你说说这个中国金融问题，你要让我讲是中国怎么了？ 明明钱多，怎么闹出钱荒？不讲这么深，他真讲不透啊。就是我脑子里就想象啊，这周围满地是一帮吃不饱饭的瘦子，但是中间一大胖子把什么都揽身上，可是最后也会把自己压的抬不起来了。对了，咱们先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好， <clears throat> 那我代表人民政府问您一个问题啊：如果真像是您说的，就是释放出去了，那这个风险是不是也真的是？ 很厉害的风险，因为中国的经济形势很诡异啊。现在的问题呢，就是我们认为中国经济发展现在制约的第一瓶颈就是金融。嗯。现在你把钱放出去以后，你给你动员谁？你只能动员货币银行体系的资金。现在我们的克强总理老想不要再让政府指令是是启动民间资金，可是这民间资金你要没个资本市场，没个流动性市场，你怎么启动啊？ 这是就这股市，谁愿意往里入啊？文涛，我不知道。你可能香港工工资高是吧？ <laughs> 但是这东西进去就全是哭啊，不是哭就是苦。你这东西没有没有一个赚钱的这种效应，所以这条腿儿我们说整个金融体系现代金融就两条腿，左腿是货币货币金银行。 就是我们说的银行系统，它要靠间接融资、债券市场、贷款。嗯。右腿就是直接融资、股权市场是股市，这两条腿的比例啊，就是支撑社会经济发展。直接融资的债券、股票要占到正常国度，包括今天的中国，应该占到六十以上。那我们呢？咱们现在连十六差不多了，也不到。啊。所以这条所有的重量呢，就都压在左腿上了。每当股市暴跌的时候。 不支撑的时候，比如说二零零四年股市到了 <coughs> 一千点以下的时候，你这个右腿一不支撑啊，全部的力量就坐到左腿上了。为什么现代社会要发展资本金融、股票金融呢？债券金融呢？就是因为这股票、债券啊，它是投资人共担风险，大家选择，赔了钱。 那是你自己选择的，只要政策你别瞎捣乱啊啊啊！人家不找，现在这银行不是啊？银行为什么它是现代金融？它要逐步的退化呢？就是因为这商业银行这边得给储户保本付息是刚性的，不还人家就闹事砸银行。对，这边经济周期企业遇上坏坏账呆账，你还不上款，天经地义。 嗯，所以这些大银行就琢磨出一个资本金融，我能不能找到一招？嗯，我拿中间手续费让你们有钱的和这个干事儿的你们俩对接，这就出来股市了。嗯，就投资银行干资本金融的活儿，商业银行干货币金融的活儿。嗯，但是咱们国家这左腿一步支撑呢，就全落在这个本来也是风险很大的左腿上了。嗯，所以左腿也要出问题。嗯，零四年我们的坏账率啊。 银行为什么要到香港上市啊？这大银行就是因为背水一战，坏账率到百分之二十了，所以有了股份制。资本市场五幺九过去有个行情啊，你看九八年、九七年是亚洲危机，是这场危机中国为什么躲过去了？当时也遇到今天这样的争论，到底是紧缩还是宽松？最后我们启动了个五幺九行情，股市一起来，中国资金一带动。 把矛盾化解了。嗯，零四年也是银商业银行危机的时候搞股份制，终于把这个股票市场上当时遇到一个很大的争论。嗯，就是这个国家股减持是按市价减持，还是对价减持？你们香港派来的大顾问啊，都按西方模式给我们出招说都按市价，老百姓不干。嗯，因为你发股票的时候说那些国家股不流动，你现在都让它一流动，它一块钱一股，我们这儿。 十块钱买的，把二十块钱买的，嗯，市场承受不了，是对，所以这一仗打了四年，嗯，才按照对价改革取代市价减持，股票才有了个六千点，嗯啊，一下又化解了那一段的金融矛盾。所以这个股市啊，资本金融和商业银行、货币就是连在一起的。哎，我们今天讲这么多问题啊，现在有一点，就大家说，那央行现在到底该怎么办？ 很多人说这也要看，很看政府的决心啊，什么你你。我觉得文道问这个问题呢，就是就遇到了今天我们最困惑的事就这两天的行情啊。嗯。大家看不看不明白，因为头一天包括人民日报发了一篇文章，说不能再把央行当奶妈。了啊，央行、证监会不是奶妈，就是就是害事。 这个第二天它不怎么能不继续暴跌呢？嗯啊，它这也是消息啊。它这一因为现在遇到一个什么问题呢？嗯，现在人们认为央行就认为我往市场抛售的钱不少，嗯，根本就不少，嗯，但是错配了，嗯，是吧？所以才提出盘活存量。怎么错配了呢？问题是你这些钱你没有到中小企业里去，你没有到实体经济里去，嗯，现在都在体外循环。 嗯，就是银行都有个表内资产和表外资产，这表外资产是什么意思？我不知道。哎，您解释。表外资产，这这关于刚才你们毕峰也问我这个问题，我们那工作人员说，我们现在觉得银行利息低，我们都买理财产品。嗯。这银行的表外资产，现在银行那放贷利息国家规定，嗯，它利息率低，嗯，所以银行现在做了两件事儿，一个呢就是帮着信托发理财产品是。 各个信托，你要搞房地产，房地产不是没钱吗？你要搞城城市建设，你要搞基金，嗯，这个信托啊，它能突破这个利息率的限制，帮着你发这个理财产品，这哪儿发理财产品最合适呢？就是你们避风他们存钱的银行，那个大高端客户那儿最有钱，告诉你，哎，这利息你那儿百分之三，这百分之六，嗯，我帮你，所以通过那儿去帮信托卖。 嗯啊，这样的话，人们就把存那个存银行的钱直接就买这理财产品了。这部分只要一出来，就不在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了，银行就只收手续费了啊。所以从法律上看，理财产品存款银行给你保本付息，嗯，一旦你为这高息转成了理财产品，你就自己担风险了。嗯，但是银行往往不跟你说这段儿。嗯嗯嗯。所以银行的表外资产也就越来越大。 嗯，还有一个表外资产就是银行自己要想搞点赚钱的理财产品，是他不能干，他就得借助信托，对，信托在帮着他反向那边找项目，这边我给你钱，这也就变成表外资产了，所以钱就都挪出来了，啊，都到了这个，跑到这地方，这地方就出问题，比如说文涛可能知道。 咱们香港汇丰银行那个雷曼事件之后，对对，那老是挂几个大牌子，天天现在还在汇丰汇丰雷曼贼鼠一窝。你这这你看过张没有钱的吗？这是他什么意思呢？就是原来理财这么多年，嗯，那个也没发生风险，就是咱们现在理财也没觉得有风险啊，嗯，但是真正像雷曼像大面积的下一步如果经济不好，理财产品还不上的时候，银行掏这笔钱他冤枉啊，这。 我就收个手续费，我是帮你买的他的，你怎么找我呀？可是客户就说了，你没跟我说过，一直在你这儿买的买，你没跟我说过说这这次是不保险啊？啊，所以这个问题，我们已经发生一笔华夏银行还不上，银行一看别闹事儿，别给中央添麻烦，自己掏钱补。可是下边要大面积的发生呢？ 那可就当年华夏那个也很那这个我们手头这个理财工具现在还怎么安还安全吗？所以现在就是别买，我的意见别买两年期以上，不安全，买点短的。接着下来为您播出西安夺冠，文明喜事天你先跑出来， <laughs> 哈，所以别买太多，对，也分散点风险。